课文四，除了春节、中秋节以外，啤酒节也是这里很重要的一个节日。这个地方每年夏天都要举行一次啤酒节，在啤酒节上，你可以喝到世界上不同地方的啤酒。除了喝啤酒， 你还可以在街道两边看到世界上不同地方的歌舞。你想不想了解世界各个地方的啤酒文化？来这里的啤酒节看看吧。生词：节日、举行、世界、街道。 个文化。